课文四，你吃过水果饭吗？你在饭馆的菜单上见过水果饭吗？你想学着做水果饭吗？其实，做水果饭很简单，先把米饭做好，然后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，水果饭就做好了。 你可以做苹果饭、香蕉饭，要是你愿意，还可以做西瓜饭。多吃新鲜水果对身体好。生词：菜单、简单、香蕉。